在，我一直在，江婷，我爱你。 早啊，江队！下午了，我做了点吃的，洗漱好了，快来吃啊！嗯，知道了。他把戒指摘下来了。 好容易给个停止审查，我都要怀疑是不是吕局洞悉未来，提前给我放婚假了。因为你们余队去上班了吧？这这也太多了吧？哎，尝尝看，味道怎么样？嗯，不错，挺好的。啊，那这椅子你坐着舒服吗？ 啊，椅子不会太硬了吗？来来来，你坐我腿上，这里比较软。别死，你这大白天的。我给你点了韭菜虾饺，韭菜吃吧，对身体好。少吃韭菜，啊，多吃鱼。你的肾真的不用补了，多补补脑吧。 行行行行，只要是你夹给我的，什么都好吃。哎，待会儿跟我出去一趟啊？嗯？怎么？哦，去我爸妈家。每年我过生日都会搞个家族聚会，亲戚们一起聚一聚。不过我的任务只是过去亮个相，吃点喝点就散场了。哎，你跟我一起。 就说是我朋友，我爸妈也不会乱说什么的。但是，你家的亲戚一定交友广阔。我现在这样，还是应该避免去人多的地方比较好。何况我今天挺累的，要不下次再说。倒也是，那你在家休息吧，我早点回来。 你看我身上穿的这件帅吗？还是沙发上那件更好看点儿？帅，都帅。怎么这么敷衍？昨晚在床上你可不是这么说的。昨晚我说什么了？你抱着我说：“老公真帅，真好看，老公天底下最厉害。”你的好看跟穿什么衣服没关系 <laughs> 所以，别穿衣服，光着去吧，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最厉害了。 说什么呢？再说一遍，我错了，我错了。再说一遍，你穿什么都好看。嗯，别洗，别洗。我过两天，我明天，我今晚再给你个厉害。给我滚起来！亲一个，亲一个。把我家的媳妇茶喝完了，还想提裤子就跑。 我爸妈呢？还有，晚上回来再给你带。老同心一共有五饼呢，我可只有一个媳妇儿。走了。 <laughs> 晋江文学城，怀上原著，猫耳 FM 声音气球联合出品，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破云》第三季第一集。 你们家严邪呢？今儿他可是寿星啊，还没到呢。打过电话了，一会儿就来。哎，嫂子，今天开这个酒很不错，好喝吧？你哥就爱搜刮这些。哎，你喜欢的话，一会儿再去酒窖里拿。 <laughs> 哎，你现在就去楼上，拿我那几瓶不错的葡萄酒。好。哟，严邪回来了。 <laughs> 三姨回来了，好。二叔好， <laughs> 舅舅好，好好好。表哥。 生日快乐！同了同了，哎，丹丹，你又漂亮了啊！哎，小陆呢？啊，他身体不舒服，不来了。吵架了？哪有？想哪儿去了？你儿媳妇爱我还来不及，吃了雄心豹子，敢跟我吵架？哎，你上楼干嘛呀？一会儿就开饭了。我找个东西。你个败家玩意儿，又要掏你爸的收藏了是不是？我爸说了。 他的一切最后都是我的，除了他最爱的老婆。呸！一老一小都不正经。我先下去了啊，你也赶紧下来吃饭。好。老童星，老童星。哎，找到了。 什么时候成家立业呀？说什么呢？ <laughs> 谁说我儿子没对象啊？他早就谈了啊！什么？哎呦，真谈了！这孩子保密工作做得还挺到位。姐夫，你们见过了？见过了，也是市局里的，年纪相当，人还长得特别俊。哎，昨天还做饭给我们吃呢。哟，还会做饭啊？这么贤惠啊？嘿嘿，你别是哄我们吧？现在会做饭的年轻人可不多了。 哎，不信你们问翠翠呀，是吧，翠翠？对对对，油爆大虾、土豆炖牛肉、排骨汤，做了一大桌子呢。哎呦，恭喜恭喜啊，大哥！ <laughs> 姐，你可真是好福气，这就等着喝媳妇儿茶了。才跟江天说过，我爸妈不会乱说。结果，生日快乐！以后年年生日。 都要平安喜乐，爸妈，你们先吃着，我先回去了啊！蛋糕还没切，你上哪儿去啊？给我把蛋糕切了！师局临时有事儿，我走了啊！你个混小子，大晚上的开车当心点儿啊！知道了，妈，我爱你，回头见。 猜猜我在什么地方？回家路上。是。嗯。我后面那辆车，好像一直没变过。喂，叶璇，听得到吗？啊，听得见。我给你带生日蛋糕了。 <laughs> 行吧。开车，别打电话了。你慢点，不急。啊，先这样。 连我的车都敢跟，找死！喂，阿强。别跟生日快乐。嗯，还有人在局里吗？我在啊，我在局里，正准备跟狗哥、金哥他们开黑呢。哎呦，几天不见，我们可想死你了。我被人跟踪了。啊？我现在在工人大道以东进金道路出口，跟踪者是一辆银色现代伊兰特轿车，暂时看不清车牌号。 我现在立刻发定位给你，你去找交警大队锁定目标车牌号，并且反追踪，快！是。江婷，我突然想起有个材料落在办公室了，要顺路去趟市局，可能要晚点才能回家。 严哥，他不见了。什么？他突然放弃跟踪了。别担心，严哥，我这就通知交警大队调取监控，一定能把车牌号套出来。这人虽然手段拙劣，但很机敏。啊，今天的事暂时别让太多人知道，尤其是吕局和魏副局。 办事小心。哎呦，严哥，我可想死你了！轻点儿，你卢顾问在睡觉呢。 去露台说吧。哦。东西都带了吗？哦，都带了。枪在这儿，子弹一共五发。登记的可是我的名字，您可千万悠着点啊！这里边哪怕有一发子弹去向说不清楚，我这身警服就该脱下来走人了。哼，没事儿，你要是丢饭碗了，严哥养你，跟你的纸片人后宫一辈子。 严哥，哎，去去去，不要那么 gay。哎，昨天晚上那孙子查出来了吗？还没有。那车的车牌号是假的，司机做了些伪装，没拍下有价值的面部影像，嗯，也没有更详细的线索。资料都在这儿。逃跑路线呢？监控显示，交警出动后仅仅两分钟，他就突然变道开往高新技术园区了。 园区内部道路复杂，监控不全，很快就追不到了。这司机，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这人有点反侦查技能吧？确实，但跟踪技术不咋地啊，一下就被您发现了。未必，我昨天发现他纯属偶然。这种家用轿车太常见了，我甚至没法确定到底被跟踪了多长时间。 这孙子，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跟踪刑侦副支队长，胆儿也太肥了。要不您还是跟魏副局他们汇报一下吧，有备无患嘛。先不用说，为什么？因为你严哥心里有数。先让老魏把老子的停职审查取消了再说。哦。 说是要取消停职审查，但你还不是在家白日悬疑的很爽？哎，这事儿不准告诉陆顾问啊，免得他担心。人家晚上已经很累了，我们白天尽量让他休息，不要有事没事打扰他，知道了吗？晚上很累，白天要休息，记住了。哎，你是不知道，每次我要出门上班的时候，你陆顾问都可舍不得了，眼泪汪汪的，拉着非要再亲一个。哎。 幸亏现在我停职在家陪陪他，这两天晚上也是因为你陆顾问太热情，所以才累着了，真不赖我。严哥，那个爽吗？爽的，年轻人偶尔可以去试试，试试试？对。可可，我和陆顾问没怎么接触过。 没有感情基础的话，不会很怪吗？滚滚滚滚滚！滚一上你的班。我滚，我滚。刚才马翔来了。嗯，让他给我送几本陈年案卷，想趁这段时间在家好好研究一下。跟你昨晚在路上耽搁那么久有关系吗？ 这不是昨晚后来还是没找到材料，所以今早才叫他送来吗？哎，怎么还没正式领证呢，就要开始查老公的岗了？让一让，我拿瓶牛奶。嘿，你说你这人，我们都睡两回了，你还不抓紧时间想想怎么快点嫁进门？这是一点紧迫感都没有。嘿，不过呢，虽然你不好意思提，但我还是很负责任的。 咱们什么时候去把证领了？就算民政局不管，自己在家做个证裱起来也行啊。你就这么恨家？你这话说的，我不都是为了你考虑吗？领了证就有名分，婚后收入也算夫妻共同财产了。万一哪天老公不幸光荣，你还能拿一笔抚恤金，省得以后……你胡说八道什么呢？行行行，我错了，我错了。 其实我都是在为你着想，你看我们都事实婚姻了。你不是说是纯打炮吗？ <laughs> 你，哎，喂，李军，啊，你现在哪里？在家呢。怎么了？我们从六一九连环绑架案里发现了一些新的重要线索，经鉴定后发现，可能跟你有关。什么？明天早上七点。 直接来我的办公室。是。嗯。能认出他来吗？弹壳有点生锈，子弹头也扭曲了，认不出来。 那我提醒你个地点，江阳县，有印象了吗？啊，实不相瞒，李局，您说这话，我确实听不太懂。当年枪械子弹的理论知识，早就还给老师了。我本来想着呀，这世上哪怕只有一个人能认出这颗子弹，那那个人一定会是你。六幺九连环绑架案中，你们去提审李雨欣，回来路上。 遇到了范武团伙持枪袭警，你、小张和李雨欣都中了弹。事后啊，老魏亲自带队去现场勘查，找到了八枚弹壳。这枚九毫米的鲁格弹壳是唯一一枚底火与撞针痕迹都与其他弹壳完全不同的，而弹头呢，则是从车后座缝隙里找到的。初步弹道分析显示。 弹头在击中目标后入水，恰好钻进了破碎的车窗，卡在了后座里。如果他没有打进车厢内部，也许警方一辈子也没法从河底淤泥里打捞出这枚弹头，也算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了。难道这枚弹头有什么特征？有两处。第一。 他有膛线，膛线。制式枪，嗯，土制子弹是没有膛线的，只有制式枪才具备这种特征，甚至还有可能还有可能是军警枪，嗯。但更重要的呢，是第二点，这枚弹头上，验出了你的血，我的血。 范武的供词也证实了，现场这发子弹并不是从他们的枪管中射击出的，也就是说呀，当天现场除了范武等人之外，还有另一批，或者说，是另一个持枪者。这个人只开了一枪，这一枪的目标就是你。那天我完全没有注意到。 刑警工作呀，可能会结下很多仇家。你出身好，底气足，平时行事风格就非常硬，做过什么导致别人恨你欲死，是有可能的。你自己心里有什么猜测吗？我不知道。那邪呀。 你可不是那种做了招人恨的事情，自己心里还没数的人呢。我不知道。那从江阳县回来后，你的生活里有没有发现过什么异常啊？比如说被窥视啊、跟踪啊、监听什么的？啊，这个。 暂时也没什么发现。哦，好。那不论如何，你自己务必要小心。如果能证实这发子弹来自于制式枪，甚至是公安系统内部登记过的警枪，那情况就会变得相当的复杂。我已经让老黄去对比唐先数据了，看看有没有发现吧。啊，好，李局。 这两个物证，我能拍几张照片吗？可以，拍吧。嗯，江阳县枪击的这件事情，我会让他们再次进行广泛摸排，争取找到线索。在此之前呢，你的人身安全，并不是能百分之百保证的。依我看，你还是从明天起就回来上班吧。 我总有种感觉，你在家里待的时间越长，惹出来的祸就越大。 <laughs> 李局，我去吧。这件事情我会去跟老魏解释的，你就不要跟任何人提起了，啊？是，那我先回去了。 弹头，膛线。小张，加速！没变道，还想撞上来？妈的，这群孙子有枪！他们有枪。这枚九毫米的鲁格弹头上有膛线。这一枪的目标是你。你在家待的时间越长，惹出来的祸就越大。当时的凶手藏在哪里？ 他的枪口到底是指向江婷还是我自己？如果说他们想趁乱灭口的不是江婷，而恰恰是为了避免误伤当时被我抱着的江婷，才偏移了枪口。如果黑桃 K 的目标自始至终都是我呢？又开电视又开手机，看什么呢？啊，看新闻呢。刚有个词没听明白。 拿手机查一下。今天李局叫你去市局做什么？哦，没什么，就是对嫌疑人不为跳河的事要写份报告放进结案卷宗里，让我去签个字。哦。嗯。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我今天下午接到医院的电话，申小琪醒了。醒了。 检查下来应该没有太大后遗症，乐观的话，半年以后就能回去上学了。那就好，总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人生当中的意外和不幸，是很多的。你到底怎么了？我们当刑警的也是，日常工作危险性大，各种意外情况更多。如果哪天我遭遇不幸了，怎么办？叶希，你这是？ 要是我不在了，殉职了，你会想念我吗？还是过一阵就把我给忘了？天邪，你这是犯了什么病啊？我们订个婚吧，万一出了什么事，至少还有个婚约。等所有事情平息之后，就可以去国外注册了，或者我们在父母家人面前坦白也行，至少给彼此留下曾经好过的证明。 至少这世上有人知道你跟我才是真正的。你先放开我，别动。你，这是我爸当年跟我妈结婚时的对戒。我出生后，他们重新换了一对纪念戒，当年的婚戒就留给我了。本来，还以为再过个三五年都未必有机会为什么人戴上它，没想到转眼就遇到了你。你能接受它吗，江婷？ 如果你接受的话，我就照自己的尺寸再订一枚，全当我们之间有了未来可以结婚的约定。你说好吗？你还是先收起来吧。父母留给你的东西这么贵重，别轻易送给别人。为什么？ 我们已经说好了。不，那只是你单方面这么认为。我从来没觉得我们之间只是身体关系而已。跟终身大事有关的承诺，不是像你这么轻易就能决定的。我，你根本就没有想清楚。如果我没想清楚的话，这几年都已经不知包了多少个小模特、小演员了，上赶着追在你后面干嘛？犯贱吗？你，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危险？没有。听着，严希，这不是开玩笑的。今天吕局把你叫到市局，到底是是因为怕把我拖下水才不肯答应的吗？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已经是事实配偶关系了？不论你是否愿意走这个形式，在外人眼里根本没有区别。 确实是不同的，我没法跟你解释。哪里不一样了？有些事情发生过，就是发生过了，嘴上否认有用吗？当了这么多年警察，你还不知道什么叫“说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吗？是我的错。你。 是我的错。 我一定得找他聊聊。江婷，江婷，咱俩好好聊聊。江婷，你在里面吗？ <coughs> 江婷，你在吗？ 江婷，人呢？算了，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干脆咱俩做个伴儿，来吧！哎哎哎！你别过来，你要干什么？来来来，我先跳，你跟着。 您是说你们建宁市局有内鬼？黄昏冷，细雨声，本一场血色交锋，迎面吹来的风，千疮百孔。错一步，误一生，太多人纷纷不。 过你眼中，交替纵横，遍寻千山和万水，在人间和你相聚不后悔。此生有我长路相随，无怨无悔。那一片真实天空，云淡风。 也不分胜负，未背山河难懂。陌生的城，送别多少英雄，总会有人去歌颂。每一场暗夜阵风，有我生死与共。多少诀别换来一次绝后余生。并肩的人，踏进漫天血海中，为破灭而出生。 光荣，再转身太匆匆，没有谁与世无争，黑与白在心中分明不同。遍寻千山和万水，在人间和你相聚不后悔，此生有我长路相随。 一片山是天空，云浪不断翻涌，昼夜不分，晨昏未辨，山河难懂。陌生的城，送别多少英雄，总会有人去歌颂。每一场干夜争风，有我生死与共。多少诀别换来一次绝后余生，并肩的人踏进漫天血海中，为国而出生。 受的痛，前路如虹，纵然血浪翻涌，越是微笑越从容。交织着黑色的梦，也曾无动于衷。撕裂的魂，重新拼凑才算完整。风雨过后，微光穿透了云层。晨阳中，升。